到这个联想嘛，我们之前不是因为窦文涛被联想了，那我们就联想一番嘛。说起来啊，这个这几天我看微博啊，也看到一个消息，我觉得也是跟这个联想太多有关系的。是什么消息呢？就是这个你们知道《功夫熊猫二》嗯，现在不是要上影了吗？嗯，我看这个你已经看了，剪下来好看吗？这集不错。 还不错，是三 D 的，三 D 的，呜，到块头腾上来了，哦，那很不错，在大陆票房已经非常火爆，非常火。本来功夫熊猫呢就很受中国人欢迎，就中国人觉得，哎呀，一个好莱坞拍的动画片啊，居然能够拍到这么漂亮，就是。 而且有那么多的，就我们传统中国功夫片的一种感觉，把它放进去很有意思啊。那么，但是现在呢，又有人要抵制它了，嗯。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上一回功夫熊猫上的时候，已经有个行为艺术家叫赵半狄，他是自己制作很多跟熊猫有关的艺术品，他出来说中国人应该抵制这个好莱坞的文化入侵。那么这两天我们老朋友。 北大中文系教授醉侠孔庆东老师呢， <laughs> 也出来，他说这个他很赞赏，他说我们国家终于有人公开的站出来，以公开的方式向好莱坞宣战，不是我们挑起战争，战争早就开始了。 <laughs> 然后他就痛骂这个美国好莱坞拍这个片呢，其实呢是很大的阴谋。他讲什么呢？他说这个本来这就是个政治问题，只是中国人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说明你傻。 这问题主要在哪呢？他说，美国好莱坞跟中情局有密切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文化战的作品。关键是，我们孩子幼小的心灵都被打进了， <laughs> 从小吃着美国各种文化快餐长大，所以一个个变得极为弱智。嗯。 这个我觉得我们老朋友也太联想的厉害了吧？他具体的证据是什么呢？他说话嘛，这是他是一个视频在讲的话。你说他这番话的证据啊？啊，他说他过一阵子会拿出来的。 <laughs> 然后呢？然后他有句话，我觉得比较，请看续集，请看续集啊，请看续集。他有句话我觉得有意思，他说：“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无耻，不看美国大片你会死吗？” <laughs> 为什么你非要看美国大片？你还是人吗？你以前不看的时候，不是活得很好吗？为什么要看这个问题？其实我完全也可以反过来问，就是说，没错，我们不看美国大片，的确不会死，但是看了我也不会死啊，而且我也不是非要看不可。呃，我看了不看了，不影响我是不是人啊。 而且我以前不看的时候，的确活得很好。但是我看了，我还是活得很好。 <laughs> 首先，美国大片就是一个中国特别的叫法，没错，人家也没说过他自己是大片，对不对？这个，这个根本是一个自己的叫法。不过呢，这事儿我跟你讲，这事儿虽然我在微博上看到，在辗转也在查回去，我们编辑正好也找了出来这个事儿的一些来龙去脉。 可是呢，我现在在微博上看到任何消息啊，我觉得都忍不住，这要想一想，这真的还是假的，得去查证。 <laughs> 因为现在大家把微博当成主要新闻来源，那于是一天到晚就在微博上头看新闻。可是你别说，像我们昨天讲窦文涛这个呃休息这件事儿吧。 你如果光看微博上的消息而没有去查证的话，你说不定你就真的觉得是这么一回事儿，是不是？因为你没这个功夫去查证吧。对，查证是不容易，要下功夫。可是你说查证嘛，有时候看微博啊，除了到底是微博还是微博？ 我台湾叫，回国吧，一样，差不多，行，你行，你用你用你用台湾叫法，我讲香港话可以吗？美包，美包， <laughs> 来来来，那我觉得说，在你看微博啊，除了说要看查证以外，另外也需要感受它。我觉得很多人，因为微博上面的东西啊，其实笼统有三大类嘛，一类这是资讯。 那资讯当然要查证的哈，你不要真的像我们昨天说，你在上面看到说邓文涛怀孕，你就相信，那就你愚蠢，你出问题哈。资讯另外一个就是意见，嗯，主张那就没什么好查证，嗯，就等于说你说这位什么孔老师是吧？听起来蛮 <laughs> 蛮好笑的哈，这个。 孔夫子先生啊，这他是后人，是孔，是孔的，是。对，这个那个那个的大义凛然了哈，这个也是，对，是啊，没错。这这这只是主义， <laughs> 他的意见而已。另外第三种就是情绪了，有时候连意见都不是，一些琐碎的，我很闷呐，很生气。 我很难受，等等哈。我觉得说看微微博的人呐，没有那么多功夫，什么这个要去查证，那个要去查证。可是必须要懂得，对，你必须要懂得，大概有基本能力去判断，这到底是资讯还是只是他个人的一个主意，然后还是一个情绪。假如你把情绪当做了资讯，或者说把主意当做了资讯，那就出了状况。我觉得混乱在你不会来区别。 而不仅在于说你不懂得查证哈，所以要小心来。微博短平快，然后用谁来理你那么这么详细的分类啊？嗯，这个讲回来倒是面临的出现了一个大的文化秩序上的一个一个颠覆，因为我们原来的资讯也好，意见也好，我们通过电台、电视、广播，它都有编辑，嗯嗯，它都有一套秩序，就是你你心里想的，叉叉叉叉，你上不去。嗯，现在这个随便一个，人脑残。 哇，全上去了，嗯，非常快。这个，这个世世世界是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嗯，前一阵不是也有一个清华的教授吗？转了一个人家的微博，嗯，说这个这个马悦然哦，收了人家的钱，收了很多的钱，怎么样？那那这个问题是本来。 那个写的人，这个很微不足道。嗯。但问题是，你是清华教授，转的人是大牌啊。转到你的。你星光嘛？那马悦然就抓住这一点，是吧？你这个堂堂清华这个教授，你在你的这个微博上转载了这样的一个资讯，是不是？伤害到伤害到呃，这个是污蔑嘛？等于是。对。还这那个。 讲了好几次，就乍一看这个事情就很荒谬了。那仔细来说，可能我们最善良的角度来讲，那清华的教授不小心嘛，他就是把他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资讯来处理，只是一个好玩的事情转载一下。但是这个犯了一个大错了，大家看到对不对？像刚才那个 <laughs> <laughs> 京东这个，我还看了这个电影呢。不过你说联想吧，我看电影旁边就有人在说说什么？说呢？他说这个美国人呐。 你看现在把这个熊猫拍的这么牛啊， <laughs> 熊猫拍的牛，可见中国崛起啊， <laughs> 这也能联想，这也联，这也 <laughs> 到底是中国国力强大，连美国人不得不歌颂我们的，对，这熊猫都得拍牛了，啊，这样的人呢，那恰恰是另一种联想。孔庆东担心的，就他们被美国的糖衣炮弹打中了。 以为美国人讨好，哎，不会忘了他们。这个你说的这个情况，这个联想完全可以倒过来看，这不刚好跟孔庆东担心的相反？啊，对不对？培养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觉得你看连洋鬼子、洋人都来拍我们的东西，我们大国崛起，我们觉得美国人都拍我们，你看打来打去，最后熊猫最狠，对吧？ <laughs> 我跟你说，你我们这种推论方式，你是怎么正反说都行。比如说像以前，我也常遇到一些。 年轻人，有些人问我说：“你看今天我们很多的愤青啊，嗯，很讨厌日本怎么样？但是问题是晚上回到宿舍，回到房间里头，照样上网看这个日本三 D，这个不是三 D， <laughs> 是这个三级成人片啊？你怎么看？”那我像这个事儿，你当然说一方面看起来很没民族志气嘛，对不对？你还反日呢，还老看那帮日本妞。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讲啊，你说， <laughs> 哎。 我们中国这帮愤青看的那些日本成人电影是正版的吗？ <laughs> 当然不是正版，那是盗版吗？那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是在白天出来反日，他觉得还不够，晚上回去 <laughs> 继续侵犯日本人的智慧产权， <laughs> 对不对？这才是终极的反日嘛，对不对？多好，这扬我大汉天威的事，八国联军，没错，就是。所以，所以你说这种推论方式，啊，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太大。可是我想讲啊，就是微博这东西啊。 就像史东刚来说的，是没有编辑，看起来很自由，其实也是好像看上去好像很私人，就像你朋友给你传个短信一样。你说什么都行，但他同时又具有公共信息，它有公共性，所以本来这个西方社会花了数百年来区别这个区别跟 public 这个界限。 恰恰被这个打掉了。可是问题是你千万别以为他真是没编辑，他这个编辑不编别的，就编言敏感言论，就把你给删了，就把你给封了，是不是？相 <laughs> 加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呃联想啊，那么好像子东对于他老友这个孔庆东呢特别感兴趣。庆东呢是我们同行啊，这我也认识他呃钱理群的学生嘛。但他这个文章的写法我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久违了的一个写法，很久你们可能没见过。以前中国人常常要习惯这个写法，就是说一个戏、一个电影、一部书出来了，嗯，砰出现一个批判文章，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这个里有很大的问，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不告诉你问题在哪里，让你慢慢的去自己去找，慢慢的猜，有时候问题会慢慢就是因为你下了一个帽子以后慢慢出来的，叫海瑞罢官，一开始批判。 连批判姚文元都找不到到底要害在哪里，争来争去争来争去，他不知道，只知道最高当局要批判海瑞罢官，但是大家就批批个那样说说他不是是不是一个清官形象啊，讨好老百姓啊等等等等，搞很多这个，后来才知道最高的意思是要害在罢官。 嗯，原来是影射彭德怀事件，嗯，啊，后来姚姚文元才把它改成上告到这一步，这是后出来，这等于先说你是坏人，坏在哪里啊？你们大家再去看，自会看出来的。这个自会看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最最厉害，叫做罗织，罗织证据，这个这叫先定性后罗织，对。 逻逻辑还有两层意义，我我我接下来就会去找了，我会重看《功夫熊猫》，看看里面好莱坞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阴谋，我觉得到底在哪里？它还有不同的呃呃不同层次的意义，逻辑嘛哈，可能是写作的人自己去找材料啊，先写第一集，可能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今天晚上孔教授 <laughs> 就写续集了哈。那另外呢，就其他读者看了就帮忙的逻辑了，帮忙来找证据。我觉得最厉害是第三层嘛。 被批判的人自己挖出来，对，自己哎，是吗？我有问题吗？ 会不会是什么问题啊？对，就慢慢从自己灵魂里面来挖出来，那个才是最可怕的。自我批判到最后是最可怕。当然，这个不一定有效。美国人看不懂中文，第一，第二个我管你了，看得懂我也不会管你。什么教授，我管你。说不定梦工厂的人要检讨一下，是不是犯了 <laughs> Orientalism 的错误？对，然后呢，他们发现，哎呀，每天给我们送咖啡那小子，早就觉得他样子有点不对劲，原来是中情局的。 <laughs> 而且他们呢？面临这个制片厂，对美国美国人也会想，你叫你叫人家不要看，那你自己看了没？ <laughs> 你那你不是还来看我们的？不是，但。 信中他是思想武装过了啊，他是想武装过就经得起考验，知道吗？防经考验的防剧防剧厂肯定要检讨了。就是说，到底 C I A 怎么样来利用他们啊？对，战略阴谋？不，历史上的确是有 C I A 利用文化，这是有的。但只不过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但我想说，就我们现在呢，这种言论呢，这种猜想，这种联想啊，罗辑是，其实天天网上一大堆。嗯，你看的时候到底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我觉得。 有意思是说，你家辉刚刚提到一点，说以前的这种东西、这种材料呢，我们就带着一个看情绪，嗯，不是看实质的资讯的角度来看就行了，对不对？我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啊，传统如说看报纸，嗯，报纸分不同的版面，其实我们虽然都在看同一份报纸，同一个时间看，但是我们看每个版的情绪态度不一样，嗯，你比方说我们看新闻版，我们态度是比较认真严肃的。 看娱乐版讲那些事儿，坦白讲，我们并不太当真。 <laughs> 他说个什么事儿，哎呀，那就八卦一下就算了。现在呢，在这些网站、论坛或者博客、微博上面的一个趋势是全搞混在一起。嗯，于是你不知道。 我该用什么态度来看？你比如说，你传一个关于孔教授的消息，啊，窦文涛的消息，一个政治的消息，看上去是国际政治啊，意识形态，但是也可能是一笑。对，就是一笑，你你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那而且。 我觉得微博这一方面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有点乱啊，不是说它坏，而是说我还没办法适应。另一个就我还没能适应，就是刚才子东讲这个公司的界限的被打破。你比如说，我一向不用微博的嘛，我光有个假账户。 偶尔上去看一看。你有微博啊？你微博在我的微博上面。对，没错。我每次想发一个消息，我就先发梁文道的照片。我我我弄个 <laughs> 假微博，我上去 <laughs> 专门看东西。我就这几天文涛的事儿出来了，传出来，我上去盯一下怎么回事。发现这家伙， <laughs> 他一半发的照片都是我的照片。哎，那我照片，每次拍，哎，对不起，我每次拍之前都问过他的，可是我没有吧？要要好几回，你都没问过。在台上拍的什么的，他个他这个他就台上谁都能。 拍台上拍的不算，我私下拍，我问过他，可是我很含糊的问他，我都用他听不懂的普通话问他，我不是发酒好不好？他说， <laughs> <laughs> 我跟你讲，凤凰的这个三人行的这个，不是也有观众可以发东西上来吗？有一个人很仇恨你，永远在。 发东西在批评你，你知道是吗？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那你还好不知道。有一个人他是真爱你了，就是恨跟爱是交加的。男的还是女的？我也不知道，这反正是我看到，因为他们凤凰上来的人也不多，就有一个人，他们就只盯住梁文波一个人， <laughs> 任何事情都跟你批评。但我有点印象，为什么我妈也爱看？就我妈也 <laughs> 不会是我，然后我妈呢？ 就还老跟我说，哎呀，这个儿子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惹上我就劝他，我就劝我妈妈，这种微博这种东西，我们这个时代是个情绪、意见很纷乱的时代，很浮躁。说你除非你的心很定，你心要是不定，你就干脆别看这些东西，好不好？你就别跟着搅和这事。 <laughs> 要不就回去好好修心，让心定了再说。碰到刺客了，对吧？现在哎呀，大家修心修心啊，修心养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没有试过吃饭的时候，有些跟朋友吃饭，就吃着吃着饭，然后就看到一桌人。明明以前传统上饭局里头朋友见面吃饭，大家聊天是很开心嘛。现在很多人个人在玩手机，所有人是低着头，然后在边手机按按按按按。就你觉得这些人呢，他是同时在你桌边跟你吃饭，同时又不在，这真的是很德里达了，就德里达讲的 presence and absence 是同时在场的，就他既在场又不在场。然后呢？ 我就觉得有时候，哎呀，这种场面我也有时候很尴尬，你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我说了什么话，然后呢，大伙吃饭的时候，那我说的话是朋友们大家聊天说的嘛，但是他们马上就上网发了出去，还拍照，这个以此纯证，那么结果这话呢就变成了公开言论了。嗯，那么然后呢这些东西就到处流。 那么有时候呢，甚至有些话你没说过，被人演绎一番。比如说，最近网上也常常流传一些关于我的被人流传的一些反党言论。嗯，我怎么能反党？你说，难道我不怕下场吗？ <laughs> 对，而且， <laughs> 可是问题是。 这东西你你你你根本没办法去处理，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就大家一方面公司界限打破，第二方面什么言论流传也没有人去认真追究他的真相。而且别人真的把你的言论很准确的写出来还好，断章取义哈。我们前前一阵子不是一起去南京吗？嗯，在一个演讲的场合，有人问到啊，你夫妻相处之道哈，我要讲。 我蛮后悔结婚的啊，啊对，然后呢， <laughs> 这种话我绝对不敢讲，因为我因为我有后面的事，我说后悔结婚是什么呢？因为我跟我太太感情，如果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早涉夫妻的早涉，感情会更好。 更能够相处的更深刻，不是后面掉。对，结果后来呢，这微博马上写了，马家辉说非常后悔结婚。我本来还不知道，啊，怎么我回到家，从南京回到香港，一放下行李回家一看，门口一堆碎玻璃， <laughs> 然后老婆跪下， <laughs> 怎么我老婆的脸呢？操，黑了比我们的西装还黑，你知道吗？原来是这样子，哇，然后结果几乎弄假成真， <laughs> 真的结婚不成了，真的后悔。我后来花了一个晚上来。 来告诉他，你看啊，有视频啊，你看看我后来还讲了二十分钟来解释为什么我后悔结婚的， <laughs> 我觉得那个杀伤力才是现在现在这个社会的文化，说的好听呢是并置，是拼贴，说了不好听就是就是可以乱剪、断章取义。刘少明教授评过一个一个作者，说他谁谁谁啊了不起。 居然敢说什么什么？的，敢说其实是批评他的。 <laughs> 结果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就印在他的书的第四版。 <laughs> 谁是谁了不起？没了，刘少。哎，这我都是我。我有时候批评过一些书，腰 <laughs> 带王子，妖孽王子，一些的讽刺的话变成正面称赞，印在腰封上。这你也真没办法。反正这个年代就很乱，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呢，是刚才说的这种。 这种话，比如说你明明讲了一大堆，他就拿你这一句最刺激的这一句，这是过去香港我们这些娱乐杂志最常见的手法。那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是全民狗仔队，全民娱乐化。那大家都是就普通网民啊，那其实是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娱乐杂志编辑，要做杂志，所以要这么故意处理。他不，他就普通人，他为了要增加他的那个微博的转发率、点击率。 所以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剪辑，骂我更刺激。你就骂我吗？我这是拍你，这是为了对啊，你也这样， <laughs> <laughs> 然后剪辑。然后呢？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现在，而且不只是这点，而且真的是全民狗仔队。嗯，比如说，我记得有我有时候坐在机场啊，在什么地方公共场合，忽然间一个人坐我旁边，这么近的距离，拿着手机啪这么拍。 <laughs> 然后我就下了，说我帮我看一看，男的女的，男的女的都有。我说哎，我就有点傻，这是怎么回事？是，然后那个人说漂亮，就说哎，传给我吧。不是，然后他就说这个呃呃，我上微博嘛。 就这么答，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太想。就我我我在外头吃着饭或者做什么事你坐我旁边问都不问，就这么忽然近距离来一张，就说就觉得好像你很有权利这么拍，很有权利要上微博，我觉得不太舒服吧？我就我就觉得这中国有些特殊性，因为中国本来这个私人跟公家的界限本来。 就没有像一些国家这么分明，所以再加上这个东西，好处也是有的啦。我们要凭衡心讲讲了，这个这个这个 iPhone 啊，现在人家说它拜物教嘛，对吧？这个苹果的嘛，我我我看它的好处是最快。 的时间消除阶级差别，他现在是真的是你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一个人在帮一个人做脚底按摩，你坐在上面呢是用 iPhone 四，他下面也 <laughs> iPhone 四，对不对？这个是的确是以前想象不到的，但带出来的问题呢，我想大概最好的方法是引出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法院去审，电视转播，通过一些个案。 使得大家普及一些这方面的常识、私隐的认识。还有在学校了，比方说中学、小学可以有网络使用教学、对对教育哈教育，不是技术上面像这了，对文明盗窃的这个规则怎么样来？对，等于很多中学已经有理财课了，教年轻人理财，我们教年轻人懂得这些不文明、不礼貌。我中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